魔鬼的三根金发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小镇上，一对贫穷的农民夫妇交上了好运，他们生了一个男孩，左耳后面有权杖的胎记。有预言说，这个男孩将来会成为伟人。他不仅会给父母带来好运和财富，而且还会给整个小镇带来好运和财富。人们还相信。 等他长大了，他就会娶国王的女儿，他们注定要在一起。这对夫妇非常高兴。当国王知道这个男孩时，他非常生气：一个农民的儿子怎么能娶他的女儿？一个公主！国王乔装成一个有钱的地主，来到了农民家里。 他谎称没有孩子，想用两袋金子换他们唯一的孩子。这对夫妇想了一会儿，他们礼貌地拒绝了黄金，但同意放弃他们的儿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穷，无法给孩子更好的东西。国王带走了男孩。 把他放在无人看守的马车上送出城外。他想让这个男孩远离他的女儿。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，国王以为自己改变了命运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国王走后不久，一个普通人发现了这个孩子。他和妻子没有孩子。 他们给这个男孩取名里奥，并决定把他当做亲生孩子来抚养。许多年过去了，里奥长成了一个聪明的男孩子。有一次，他正在穿过森林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知道去霍格斯镇的路吗？哦，这很容易。 从那棵看起来很奇怪的树那里往左拐，然后……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把他送走了的。等他长大了，他就会娶国王的女儿。父亲，我绝不让他娶我的女儿。我现在该做什么？等等，我有个主意。咳咳咳咳 听着，孩子，我有一个非常紧急的皇室消息要传达给在王宫里的王后，你能帮我吗？这非常非常重要。记住，不要拆开信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陛下，我不会拆开这封信的。我马上出发。哦，快走吧，你越早到达。 就会越快了解你的命运。里 <laughs> 奥开始了他的旅程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他骑了几个小时，离皇宫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。但是突然，一条蛇出现在马的面前。比利，冷静。 你要带我去哪儿，比利？停下！当马停下来的时候，里奥已经在森林深处了，离城堡很远。上帝保佑，他找到了一所小房子。他下了马，敲了敲木门。你好，我叫里奥，我本来要去皇宫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。 但是在路上迷路了，我可以在这儿过夜吗？嗯，这所房子真漂亮，谢谢你让我留下来。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是金杰，城里的人都很怕你，他们说你抢劫房子。 不过有趣的是，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抢了哪栋房子。那是因为我压根没有抢劫。嗯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人们永远不会相信我。可能是我的长相吓跑了他们。但你为什么不怕我？我虽然喜欢大家。 但我不轻信他们说的话，他们会说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我想说，你让一个陌生人在你家住了一晚，是吗？我认为你很大方。金杰很吃惊，这些年来没有人对他说过好话。里奥吃了点东西就直接睡觉了。 金杰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平民要去传达王室的消息。他注意到里奥夹克里的信封，出于好奇，他决定打开它。这封信的送信人必须立即被扔进地牢，终身监禁。为什么国王要这样做？国王的内心真邪恶。 李奥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金杰把信撕了，他在一张新的纸上写了一条新消息，把它放在王室信封里，又放回原处。第二天，里奥拿着信来到宫殿。这封信的送信人要立即和公主结婚。 请叫贝拉公主过来。贝拉，你父亲希望你嫁给这个年轻人，你愿意吗？命中注定，只要里奥和贝拉见面，他们就会一见钟情。我愿意嫁给他，母亲。王后非常高兴。 婚礼就在当天举办，里奥和贝拉也非常高兴。但不久，当国王回来发现这一切时，他非常生气，但为时已晚。里奥现在是王子了，国王不可能把他的女婿送进地牢。他想到了另一个计划。 哦，我的心都快碎了。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的，但是公主被诅咒会在她结婚的第七天死去。只有一个办法能救她，那就是魔鬼的三根金发。可我不能强迫你去，我会去的。我不能让我的妻子遭遇不幸。呵呵呵呵呵呵。 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里奥向妻子挥手告别，他前往魔鬼那里去了。来到了一座大城镇，正当他要进去的时候，守门人拦住了他。如果你想进去，需要解开这个谜语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曾经给我们喷酒的喷泉，现在甚至连水都没有了？ 里奥想了一会儿，嗯，我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有人告诉我，那个在我完成任务之前强迫我回答问题的人，将会变成一只山羊。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？关于喷泉的。 哦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嘿嘿嘿，不着急，您回来的路上告诉我答案也不迟。哦，你真是太大方了，谢谢你，先生。里奥走在前面，经过了另一个城镇，守门人问。 告诉我，为什么那棵曾经结过金苹果的树，现在只剩叶子了？里奥给了他同样的答案，守门人高兴地让他进去了。正当里奥以为这一连串奇怪的谜语已经猜完了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个船夫，船夫又问了他一个问题。 我可以把你送到对岸，但你得回答我。我每天来回接送别人，工作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，我怎么才能停下来？里奥叹了口气，向船夫提起了山羊的事。船夫当然认为做一辈子的船夫总比做一只山羊好。他把里奥送到对岸，向他挥手告别。 里奥终于来到了魔鬼的巢穴，在外面，他看到有人正试图从树上摘芒果。咳咳，咳咳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我不会碰这些芒果的，我保证。啊，你不是我的孙子？哦，我还以为是魔鬼呢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魔鬼是你的孙子吗？ 哦，那很好。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？我要问他三个谜语。里奥向魔鬼的祖母讲述了整个故事。什么？国王说魔鬼的三根金发能解除诅咒。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国王似乎比我孙子更坏。 你这个天真的孩子，你岳父想让你惹麻烦，这就是他派你来的原因，是吗？可能吗？啊，魔鬼来了！我很想看看他是怎么对待你的。嘿嘿嘿嘿嘿嘿！里奥是个机灵的小男孩，他想了一会儿，和奶奶做了个交易。 奶奶要救里奥，同时回答守门人和船夫提出的谜语。作为回报，他不会告诉魔鬼关于他的奶奶想要吃芒果的事情。嗯，你真机灵。好吧，成交。魔鬼的奶奶把里奥变成了一只蚂蚁，并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。 魔鬼来了，他非常累，躺下就要睡觉。哎，奶奶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什么？我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梦啊！我梦见一个喷泉，里面曾经有酒，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 那是因为有一只大蟾蜍住在喷泉下面，必须有人把它赶走，酒才会喷出来。晚安。过了一会儿，魔鬼睡熟了，奶奶又拔了一根金头发。啊！又怎么了？哦，又做了一个梦，一棵漂亮的树上。 结满了金苹果，现在它只剩叶子了。可怜的树！一只老鼠在啃它的根，奶奶，必须把老鼠赶走。哦，好吧，你回去睡觉吧，我试着再睡一觉。不，我知道你又扯我的头发了，所以给你。现在我没有头发给你拔了，你满意了？ 啊，我还有一个谜语，是什么？啊啊，为什么船夫只能一直来回运送旅客而不能停下呢？他不想那样做，他怎样才能停呢？那是因为船桨被诅咒了，他得把桨交给别人才能自由。我现在可以回去睡觉了吗？哦，当然，晚安。 然后奶奶把里奥变回了人形，把三根金色的头发交给他。里奥向他鞠了一躬，在他改变主意之前，迅速离开了。 你知道答案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但首先把我送过去，等我到达对岸，我就会告诉你答案。船夫照做了，把奖交给别人，你就重获自由了。现在再见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遇到了第二个守门人，朋友。 有一只老鼠在啃这棵树的根，所以这棵树没有再结金苹果。守门人高兴地走到树旁，赶走了老鼠，树上立刻结出了金苹果。镇上的人都很高兴，送给了里奥两袋金子。现在是回答第一个守门人问题的时候了。 有一只大蟾蜍住在喷泉下面，把它赶走，喷泉就会重新喷出酒来。哦，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喷泉啊！城镇的人们也奖励了里奥四袋金子，里奥接受了奖赏，回到了宫殿。国王看见里奥提着一袋袋金子走过来，他被贪婪冲昏了头脑。 哦哦，我女婿回来了，我真替你担心。嗯告诉我你在哪儿找到这些黄金的？里奥现在知道国王有多坏了。在去寻找魔鬼的路上，有一个船夫，你只需要上他的船，拿着他的桨，迅速划过去。 对岸就是一大片长满黄金的田野。国王急忙去寻找船夫，他不加思索地把船桨从船夫手中夺下来。船夫高兴的手舞足蹈，把国王一个人留下了。同时，里奥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。 农夫夫妇和后来照顾他的那对夫妇都被邀请到王宫里来。预言成真了，里奥给整个城镇带来了好运和财富。至于贪婪的国王，人们相信他仍然独自往返于两岸之间，划着船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敢从他手里接过奖来。